冰冷又疏远的庇护也是庇护。失去父亲的双胞胎被强迫分开，一个握住了没有方向的利器，一个拉起了魔鬼的手。行将退休的沃尔夫元帅失去了最后的寄托，自此彻底与管委会决裂。陆星因为晋国被卷了进来，教训在前，犹不肯明哲保身，致使联盟自毁长城。 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被命运穿在一起，终于酿成了一场海啸，轰然淹没了八大星系。 魏将军，我们提的条件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没法答应。劳拉·戈登作为白塔负责人，他背叛联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可他也是我的妻子。哼，林将军，这对你来说也不算是大义灭亲吧？从政治联姻的层面说，他根本不算亲，不是吗？在你们眼里，我们是政治联姻，在我眼里不是。好了，别犹豫了。如果劳拉叛逃的事公之于众，你知道后果的。 到时候大家都会很难看。别激动，林将军，我们相信在联盟大义面前，你知道该如何选择。你们让我追捕的是我的爱人，错，不是追捕，是清剿。林将军，为两个孩子考虑考虑。 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Chri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八期。先生，哈登博士来了。 嗯，陆校长和哈登博士在会客厅里谈话，但是现在会客厅把我屏蔽了。嗯，老头不就是按时过来采样的吗？大白天的屏蔽你干嘛？别说我回来了，先生，您这样从屋后往自己家二楼趴，算是非法入侵吗？闭嘴。 姿态相当优雅，先生。过来给我开门。当时我们都认为静恒的大脑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。不可逆转的伤害。先生，您这样偷听哈登博士和陆校长谈话，是否不太合适？少废话，又没有屏蔽我。不太合适的是你。有人提出过用生物芯片试一试。 静叔坚持不肯，这老糊涂是自动八路机吗？问什么就说什么。毕竟是兄妹，这个芯片可能会有严重的副作用。但是他的想法恐怕和陆总长还不太一样。他并不是因为芯片危险才不肯用在静恒身上的，他是不知道给他用哪个级别的芯片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他更希望让静恒一直以植物人的状态躺下去。静叔那时候啊。 应该是承认自己不了解这个双胞胎哥哥了，所以他害怕了。双胞胎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更复杂一些，又是从小相依为命长大。我觉得他有时候把静恒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人格，他可以死，可以是一具没有意识的标本，但是不能否定他和过去。林以前就不爱提自己的过去，我问了他也是会说一点的。 可是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刻意回避了这些话题呢？ <coughs> 战卢， <coughs> 战卢里所有关于林的资料，都是他被领养之后的事。是啊，听说你们捕获过劳拉·格登给反乌会的留言，大概也知道他们夫妻俩的关系。小林薇一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两个孩子。 你没这个经历，不知道能不能理解。政治联姻，夫妻常年分居，孩子是采取细胞体外培养的，跟树上结的一样。其实，培育中心会要求父母在培育过程中定期去看孩子，建立亲子关系，这是硬性规定。不按时去的父母可能会被剥夺抚养权。可那两位，一个是军委高层，一个是白塔之主，培育中心谁也得罪不起。 一个派亲兵去，一个派研究员去，硬是不碰面。这些，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。幸亏那一阵子沃托的培育中心流行做龙凤胎，两个孩子一起还能彼此相依为命。要是只有一个，还不知道要长成什么样。看好你的宠物，那天要是被我下锅了，你别哭。它的颜色变来变去的，这么可爱，您忍心下口吗？但我还是觉得。 他们俩这样不对。还有蜥蜴并不是人类的食物。闭嘴！我应该有他的照片，我找找。看，这就是林卫。林跟他父亲的气质不太一样，他父亲看起来温柔很多。林长得也不太像他，不过偶尔露出笑容的时候，倒是跟他父亲有点神似。啊，他看上去很年轻啊。是啊。 那是管委会和军委秘密达成了协议，隐瞒劳拉·格登背叛联盟的事。条件是林卫亲自出兵清剿白塔的余孽。后来呢？后来林卫在一次战役里从精神网上强行脱落，受了重伤。之后一直拒绝伊甸园滥用药物和致幻剂，算是英年早逝吧。不是说他们俩是政治联姻吗？政治联姻是管委会提的，但想要劳拉。 当年是林卫主动开口的，劳拉，劳拉受我的影响太深，有些问题是很偏激，大概觉得嫁给他也是对管委会迫不得已的妥协之一吧。 <laughs> 我想连劳拉本人都不知道林卫对她感情那么深。现在想想，林卫的死其实改变了很多事。 所以，林静书把你们关在一颗小行星上，他一开始就想杀了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，具体情况林将军不让我说。这，反正他也回来了，你去问他吧。这个老糊涂，现在才想起来保密，是不是晚了？好，那就不说这个了。我看过那些古代时候的书，远古的地球人很有意思。 生活在一个小行星上的人，光靠长相和语言就能分出不同的民族和群体，很容易就能识别出谁是同胞，谁是敌人。保护同胞，对抗敌人就是大义，就像是刻在基因里一样明确。看着就让人羡慕。博士，你活了三百二十岁，一生都在追寻一个答案，能不能说出来给我参考一下？您有没有找到一个答案？我该把第八星系带到什么地方？ 玫瑰之星虫洞实验那天，最高峰时同时在线人数七点六亿。我又该把这七点六亿人带到什么地方？这……不要跟我说统一联盟，我没这个情怀，也没这个本事。一个小小的第八星系都让我管成这样。再说，联盟统一的下场我们都看见了。就算我真的走了狗屎运，怎么才能不重蹈覆辙？还有。 我们通过玫瑰之心和第一星系边境守军建立的联系。不瞒您说，这十几天，我天天都想让人偷偷破坏掉这个通讯平台。我甚至想找个办法，能像炸毁月千点一样破坏掉天然虫洞区。哎，这些话，还请您保密，别跟青龙说。这小混蛋货，不想让我知道是吗？先生，检测到您的心率和血压都有异常变化。走。 好的，先生。不过现在走不符合您的行为模式。少废话，回指挥中心，准备删除。我不想让他觉得，是他让我没有安全感才会这样。什么？为了我？他迁就了我太多，压力也一直很大，人又闷得很，有多大的心事也不会往下泄。啊？你说的是静恒吗？ <laughs> 可能吧。 是不是人人都以为林敬恒是个不会疼、不会怕、混蛋到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？我总是想逃避，哈登博士。我以前就喜欢扮演那种和稀泥的角色，把决策的权利交给别人，幻想着靠一张嘴提提建议就能让大家皆大欢喜，永远不去做那些可能会伤害一些人的决策，永远想当个好人。 <sighs> 后来我发现。 这不是人文主义精神，只不过是我在转加压力而已。封闭第八星系的事，我只是说说。就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，连稳定通讯信号都做不到，怎么可能毁得掉天然虫洞区？是啊，而且你毕竟是陆信将军。我是第八星系的儿子，我也只有一个抚养人，他在墓园里。 <laughs> 我个人很仰慕陆信将军和他的自由宣言。 但是你也知道，我只是身体的一部分，保留了他的一点基因，血缘都谈不上深厚，精神上就更没有传承了。这事儿啊，咱们打感情牌糊弄糊弄外人就好了。原来他是这么看待陆心的。这么长时间，我都还没有想好怎么和他讨论陆心。我还在担心，这么久没告诉他，会不会埋怨我？觉得我当初接近他是另有所图？ 现在看来，他只是不在意。很抱歉，拿这些困扰来打扰您。不，如果静姝也愿意像你一样，跟我坐下来好好说说话，而不是逼着我给他实验数据，大概林小姐的想法不一定没有道理。如果世界变成她设想的样子，至少不会再重蹈伊甸园的覆辙。陆总长，其实不管未来联盟与第八星系会是怎样一种新的关系、新的制度。 他们最后都将会重蹈联盟的覆辙，再一次覆灭。这是命中注定的，这是我活了三百多岁，做了无数错事，走了无数弯路，唯一能告诉你的经验。您的意思是，空脑症儿近十年的出生率在以每年以百分之零点四的幅度快速上升，同时，伊甸园环境下情绪药物消耗量也在逐年上升，这意味着。 照这样发展，一代人之内，联盟必定会有大乱。我们充其量只是加快了这个进程而已。我不知道陆总长有没有听说过，古地球时代有一个很经典的恐怖猜想：有人问，我们的未来是会死于奥威尔，还是死于赫胥黎？嗯，听说过一些。公元纪年第二十世纪，星际文明萌芽，史学家认为。 那是地球时代倒计时的开始。对，这两位伟大的预言家，一个描述了高压暴政、用永不停息的憎恨与专制驱动的社会，另一个描述了娱乐至死、自愿被洗脑、被设定的玩偶社会。四个大纪元过去了，现实是，我们经常在这两种预言中摇摆，比如联盟推翻的那个救星力时代。 比如已经变得十分危险的伊甸园，还有自由军团，自由军团。自由军团更敢想一些。林静书的野心带着毁灭意味，他企图把两个看起来南辕北辙的陷阱合二为一。从某些方面上来说，他非常了不起。我们从当代的角度看，觉得他可能是手段残忍、灭绝人性。但如果他真的成功了呢？若干年后。 所有人都会十分鄙视历史书上描述的混乱不堪的联盟，因为在他们那儿，每个人都按部就班，各司其职，都有固定的升职路径，人们不会迷茫，都很快乐。他们没有战争，也没有压迫，芯片的等级压制让他们从内心服从，感觉不到被压迫，也感觉不到反抗的需要。这个世界上将不再有幸存者，因为他们将不再有灾祸。 林经书不成功，就是个杀人贩毒的星际海盗；成功了，就是未来的圣人。 <laughs> 说的我都快心动认同了呢，但我不认同。哎，我说哈登博士，您不会是自由军团派来的奸细吧？从地球时代到现在的新星力时代，这两个预言中长久的稳定并没有实现过。我们总是在平静一段时间后，就面临尖锐的社会矛盾。 继而走向动乱或是战争，周而复始，像被诅咒过。您是在说，这是自由的代价？那您还相信自由宣言吗？这是追求自由的代价，因为从古至今，不管是精英阶层还是大众阶层，都从未实现过所谓的自由，甚至有人说过，人民不需要自由。 因为自由度越高，责任就越沉重。连总长你都承认，你总是想把选择权交给别人，何况我们这些庸常的普通人？嗯，是啊，您说的没错。自由宣言更像个玩笑。那为什么我们不从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两条路里随便选一条，一直且永恒地走下去呢？现在。 总长想断绝八星系和联盟的来往，你用的词仍是封闭、愤怒、焦虑、痛苦和愚昧。这就是自由意志本身吗？自由宣言冠冕堂皇，假大空又没有逻辑。但它之所以树立在那儿，是因为顺应了人之天性。总长，天性也不一定是有逻辑的，否则。 繁衍交配之余，为什么你们这些年轻人还迷恋没用又会带来痛苦的爱情呢？你要走了？除非有一天这种天性消失了，但是那一天的人类也许和现在的我们就不是一个物种吧。陆组长，既然你最终亲手放弃了人类进化的路，就该随时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做好准备。 是啊，话说回来，天然虫洞的通道还是我们自己打通的，真是自作孽。不过，我还是得代表远征队感谢您。据说搭建跨虫洞的通讯，远征队从您那里受益匪浅。哈登博士，您作为人机交互专家，对通讯技术居然也颇有心得，看来是被囚禁在太空监狱里熟能生巧了。呵呵，可不是，十几年啊。 别说我了，就连那位上学时就整天旷课的暴力狂，都成了半个专家呢。啊，他说他都记不清失败过多少次了。我可记得，两千多次发送失败。两千，两千多次。哼， <laughs> 这么容易被套出话来，这种智商也能统领白塔？那么每次得到失败的信息，就爬到屋顶一个人看星星吗？换个不那么铁石心肠的，大概早疯了。 可我，已经不是那个拿着橘子讨她一笑的小青年了，再也不能毫不犹豫的承诺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跟你走了。不是，如果一段关系中，你发现自己再也不能给对方带来快乐，而是一直在勉强他，拖着他的脚步，是不是就该？门轴损坏，墙面发生凹陷。 开启家居检修功能，先生，我需要提醒您，这是很不文明的暴力行为。走开，哈登博士，我送您回家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过来聊聊。你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站主怎么没？你刚才跟那老头说什么？ 再跟我说一遍，我我是不是就该什么呢？林好像从没发过这么大的火，不知死活的在自己身上试验芯片，伪造战狼的医疗记录，现在又满嘴跑火车。他到底还有多少话没跟我说？你干嘛？把你的爪子放开！你说过你没有受伤，你说过你只是被自由军团捞回去关了几年。 大脑伤害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叫林静书想要你一直当个植物人？还有这肚子上的伤疤，又是怎么回事？松手，滚！这个越狱的时候炸的，炸的真他妈不是地方。再往上一点，你和林静书就能放出。你说什么？ 知道我回来干什么？在玫瑰之心，是我没问过你，是我擅自闯进他们中间把你带回来，是我故意忽略你当年毫不犹豫地让白云十位先解决联盟的燃眉之急，差点把自己困死在八星系之外，是我不想把你还给联盟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我强人所难行吗？ 本以为他在我面前已经放松多了，甚至又有了一些宝贵的好奇心，还去坑了哈登博士这个老糊涂一把，套出了我不少信息。仔细想来，其实我们之间的问题一开始就存在，几乎是从超大姐基地开始的。那天远征队成功穿过玫瑰之心时，所有人都沸腾了。他混在人群里，远远地冲我比了个拇指。第一次。 是他给我三个月的期限，武装八星系，训练自卫军。第二次是变种彩虹病毒爆发，他说如果没有抗体，会用一发导弹解决危机。第三次是封闭第八星系。自始至终，林的心里都系着联盟，而我只想单纯守着第八星系这滩烂泥。如果我当时再敏感一点，想得多一点。 是不是就能顺着那条命运之线，看见我们之间深刻到根系的裂痕？那一刻，我甚至还以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感觉，可还没来得及欣慰，这点感觉就被来自联盟的声音打断了。危机四伏的联盟，想要独善其身的第八星系，他都要兼顾。夹在联盟和第八星系中间的零，想必也和我一样挣扎为难吧。 <laughs> 李，我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哪个意思？不吵了，好不好？听我说句话。哈登博士说，你被困在太空监狱里，两千多次试图冲破封锁的信号。 我计算过，从战路晋升网消散到被自由军团捕捞，中间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人在爆炸后的宇宙射线下无法存活那么久，所以我猜，你应该是用了某种方法给毁掉的生态舱加了一道保护罩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受了严重的大脑创伤。哈登他们都觉得伤害是不可逆转的，所以到底是有多严重？ 你昏迷了多久？两年，没有你想的那么长。我说的是卧托时间。我 <laughs> 托时间，两年。救你的人没有采取任何有帮助的措施。哈登说，他想让你保持现状。那倒没有，他采取措施了。他想把我变成一具标本。什什么？ 我以前觉得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有个人我就非见不可；有个地方，我非回不可；有个承诺，我非践行不可。所以不敢死，我得从缝里扒出一条生机，把意识粘在残余的精神网上，也不敢消散。借着小行星公转到近日点时，那点恒星风暴的扰动，也要醒过来。我还得装失忆，装傻，装温柔。 就为了从海盗手里骗来一点喘息的余地，装的时候甚至不敢仔细想。那个海盗是我的亲妹妹。你以前觉得，那现在呢？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，对吧？你想这么说，我看得出来。我不值这个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 才能不让你这十六年里吃的苦落空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景恒？我我真的背不动这这么沉重的期望。你喜欢的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，我我是真的很想把它还给你，可是只能够委屈掉。你先听我说，你能不能不要撒谎？ 说不管我变成什么样，你都喜欢。咱们都坦白一点吧，静恒。我认识你， <laughs> 这么往前一倒，独立年和我托年我也算不清了，就算是有二十多年了吧。在北京被他欣赏是君子之交，后来在战乱里患难，我开始纠缠你，再后来，你走了。 我就把战路那儿关于你的一切记载反复拿出来看，来来回回，我单方面的陪着你，从十几岁的孩子长到联盟上将，陪了也就百十来遍吧。我了解你，比你想象的还要了解。我现在是不是偶尔会让你想起联盟的老元帅，还有自由军团的那位？那你想的没错。 我以前也觉得他们俩都是疯子，可现在却越来越能理解他们了。你喜欢的是他，当着我的面你不敢回头看，可你喜欢的就是他，我知道。你不喜欢一个总是处心积虑、总是让你紧张疲惫、将来有可能会和他们一样逼迫你的人，是不是？是。 终于承认了。我不喜欢每天猜你在想什么，也不喜欢时刻掂量着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我讨厌走钢丝式的私人关系，也没有耐心做类似修复重三机甲的琐碎活。我觉得很累。可是我能怎么办？我活着就剩这一点意义。 喜欢就能不要吗？他走远的脚步声清清楚楚，我想喊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我想不顾一切地扑上去，就像抓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的把他抓回来，可是，一点力气。 河水浸没我头顶，灌进四肢，不停地把我往下拽。 如果林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该多好！想要留住他，会变得多么顺理成章。可他代表的是白银十位和海岛自由军团斗了十多年，只剩一堆破铜烂铁，却依然能够左右战局的白银十位。他的去留掺杂了很多别的东西，私人的感情在其中能排到哪儿呢？ 伤七道刻痕，代表对你的思念。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第一个拥抱？害怕经历时间，时间抚平过往，有太多的质疑，一点一滴的累积。 飘忽不定的恐惧来自谁的心底？再次相聚，却不知该如何面对你。走到这个境地，你要又去哪里？突然发现，离得再近，也感受不到你。泪。 泪水划过我的肩，心痛陌路在身边，美好的回忆如今成了一切，那些爱过的照片和画面都成了碎片。 泪流过我心间，似曾相识的瞬间，再深的爱，情不住淡薄的流年，再一次。